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六集。楼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人，大厅之中顿时哗然，立刻有人上前叹气。片刻后，这个人抬头说。 管家已经气绝身亡了。一个活人死在眼前，可是无论是大厅里抱琵琶弹曲的歌女，还是两边饮酒作乐的客人，无一个露出异态。林青霄背着手，缓慢走到二楼回廊，停在断裂的栏杆前，问：“无忧城主，现在可以和本尊谈价了吗楼中寂静了片刻，仅一会儿。 三楼对面走出一个戴着面具的女子，说：“无忧城开门做买卖，价高者得。天帝想支持我们无忧城的生意，自然可以。”洛寒手中做出攻击之态，还不等他出手，偷袭的人就死了。他默默将法力撤回，跟到林青霄身后。对面三楼那位，想必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无忧城主了。 不过奇怪的是，看其身形是个女子，可是听她的声音却分明是个男子。此人究竟是男是女？洛寒在接下来的商谈中一直小心留意，然而直到他走出极乐楼，都没搞清楚对方性别。魔尊的行踪并不好整理，即便是无忧城也需要一段时间打听。无忧城主和林清霄确定了交货时间。 两人谈妥细节后，林青霄当场预付一半定金。等他们一行人离开极乐楼，洛寒由衷感叹：“哎，无忧城的行事作风果真不同凡响。”大管家二话不说就出手攻击，林青霄也直接将人打死。一个死人从楼上掉下来，结果无忧城的人一个个像没事人一样，该吃吃该喝喝。 就连无忧城主也不曾露出丝毫悲戚之色。无忧城还真是别墅一帜。林青霄看起来早就料到了，他说：“这就是无忧城最麻烦的地方，每次来非得等我动手，他们才肯消停。早就告诉过他们，凭他们杀不了我，可惜总有人不信。”洛寒默然。 林青霄走了很久，见洛寒不说话，惊奇地回头扫了他一眼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。洛寒慢慢的说：“这些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”林青霄着实意外了，他习惯了众人向他求助，向他索求，向他讨教主意，却从没听过有人问他：“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” 林青霄有些为恍惚，他马上回神，依然平静说：“本尊身为天帝，自然一切都好。”这种话，洛寒一个字都不信。他执着地看着他说：“我不信。”随你。林青霄淡淡应了一声，忽然看向洛寒，眼中暗藏着审视的锋芒：“你另有未婚夫，为何关心起本尊了？”洛寒被噎住了。 他完全没料到林青霄会说这种话，他停顿片刻，先将心态整理好，才说：“首先不是未婚夫，其次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对我的合作伙伴表示关心也不行吗？”林青霄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注意力全在前一句上：“不是未婚夫。”“对啊。”洛寒理所应当地睨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谁和你说我答应了？” 林青霄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，搞了半天，洛寒甚至还没同意。如此废物。洛寒悠悠的、不紧不慢的说：“而且你不是还提醒我，说我现在还年轻，应该以读书为重，不要急着成婚，以免遇到骗子吗？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中肯，决定按照你说的做。”林青霄彻底说不出话了，他怀着难以言说的心思。 无意般问：“那个人我是不是认识？”“谁？”“你的意中人。”洛寒感觉到林清霄的视线紧紧盯着他，里面有审视，也有压迫。他真的和曾经不大一样。未去中古大战前的他，通透冷淡，从不会强人所难；便是从中古回来的他，变得心机深沉，目的明确，也不会有这样近乎逼迫的视线。果然。 一个帝王，就算看起来再随和，他的本质都是唯我独尊的。这样的洛寒越发不敢暴露什么了。他有预感，几千年前刚登基的林青霄会被他威胁，任他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。但是现在这个他可不会。洛寒迟疑了一下，含混着说：“嗯没有，应该不认识吧？”林青霄静静看着他，真没有。 谎言是要担因果的，你可不要骗我。洛寒咬牙，依然说：“没有。”好，林清霄轻轻点了下头，说：“这最好不过了。”是洛寒说他不认识的。如果被他发现不是，那可不能怪他做些什么。这些话听着很正常，但是洛寒莫名想擦汗。他隔着木犁偷偷观察林清霄的表情。 他为什么突然问这种问题？他发现什么了吗？林青霄任由他看，以他如今的城府，还不至于被一个小姑娘看出端倪。他们两人静静走了一会儿，洛寒觉得继续沉默下去有些危险，主动提问：“无忧城什么时候能打听出消息？”大概半月后，林青霄说：“这倒不必担心。无忧城主虽然手上不干净，但是生意信誉还不错。” 他说：“接单，就一定会按时送来。”洛寒点头，低声应好。还有半个月，洛寒想了想，问：“这半个月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林清霄听到，不答反问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林清霄当然是有事的，前线一百万大军还等着他回去，天宫的政务也堆积如山，他无论哪一天都有事儿。洛寒说：“反正这半个月无事。” 我们去巫族的村子看看吧，打开禁制封印少不得要巫族的血，或许在巫族村子我们能发现些什么。洛寒说完，终于想起林清霄现在是天帝，好像非常繁忙，他声音不由放低问：“你急着回去吗？”林清霄停顿了短短片刻，就淡然道：“不急。”林清霄的决定传到天宫后，众多臣子一起沉默了。 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先前临时去无忧城，他们尚且可以安慰自己，陛下是为了搜集情报。如今陛下竟然改道去大荒，仿佛完全忘了前线还在打仗。陛下四千多年来严格自律，为什么最近突然开始不务正业了？而此刻前线，叶崇玉也被对方的动静晃得一惊一乍，日夜难寝。 林青霄已经好几天没有露面了，甚至听探子回报，林青霄好像并不在军中。他们难道不是在决战吗？打仗打的，对方人呢？叶崇玉自然不相信林青霄真的会离开，他此刻按兵不发，必然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。叶崇玉夜夜加强防备，每天都等着林青霄偷袭。可是过了许久，对面平静如初。 叶崇玉为此连夜失眠，不由做最坏的打算。林青霄是不是打算发动什么绝招？他是不是设计了巨大的阴谋？要不然何故缺席这么久？云梦涵见叶崇玉彻夜和属下议事，连着好几天不见他，他被冷落，心里越发不自在。正好这时巫族的祭日到了，大祭司要回村祭奠。 云梦寒怀着报复的心理，没有和叶崇玉说，就跟着大祭司离开魔族营地。巫族村子在极东大荒，归属模糊，说不出到底在仙界还是魔界。云梦寒一路走来，人烟越来越寥落。等到了地方，巫族大祭司打开禁制，顺着暗河，静悄悄地进入那片死地。曾经的世外桃源，如今已是一片荒冢。 天上下着霏霏细雨，大祭司一进入谷底，脸上的神情就变得沉重。云梦寒也不敢打扰，默默地跟在大祭司身后。两边的屋舍如旧，可是里面再不会响起村民的笑声。云梦寒看着也唏嘘，村民收留了他很久，他在这里度过了离开中山后最平静的一段时光。如今，物尚在。 人已飞，云梦还回想起那个活泼又不谙世事的少女小离，收留她的好心婆婆，路不拾遗的村民们，叹气道：“大祭司，节哀顺变。小离和婆婆他们在天之灵，一定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”大祭司却缓缓摇头：“我身为大祭司，却在他们遭遇土路时不在村子。” 这是我的失职，神不会宽恕我，我也不敢奢求女娲娘娘的饶恕。我今生指望能找到杀害他们的凶手，亲手为他们报仇。这是他最后的愿望，也是支撑他活到现在的支柱。云梦涵听到后，讷讷又干巴巴的说：“他们不会怪你的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” 就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。大祭司默然不语。人永远不能感同身受。云梦涵不在村子中长大，而没有经历过灭族的痛，如何能懂他的伤悲呢？大祭司不想迁怒到云梦涵身上，说：“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去墓地看看吧。”云梦涵点头。他们两人走向村民墓地，可是才刚刚走近。 大祭司就猛地紧绷起来。云梦涵抬头，见前方蒙蒙雨雾中静静立着一道背影。对方清瘦挺拔，风骨凛凛。他穿着天地长服，头束银色玉冠，即便已经非常低调，可是身上的帝王气象依然夺目。云梦涵喃喃地说：“林清笑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